自主人工智能在产生的一瞬间，就已经不属于制作者，而是另一种造物。两个智能化的物种不能共存，必有一战。不是今天，就是明天。高度自动化的时代，全面星际战争一旦开打，人们怎么还有还手之力？ 总长各位，目前什么情况？根据白银三传回来的消息，对方给我们二十四小时交出芯片人。别他妈放屁！这又不是我说的。可事实上，他们没有给我们二十四小时。总长，你还好吗？ <laughs> 我倒没什么，大不了我总长不干了。本来也干够了，以后让你家统帅负责赚工资养我，正愁没时间养孩子养狗呢。 说人话。其实，我和静恒讨论过这个问题。超级人工智能沃尔夫在第八星系没有主机，天然虫洞区的时差让他伸进来的触手无法实时和主机联系。我不相信这个触手有能力实时监控第八星系。是，安全部门方才汇报，查杀起来不算太难，现在应该已经控制住了。可龙渊应该也知道，二十四小时后他们根本无法监控第八星系的情况。 如果我们骗他，让他等五六天，联军主力就能抵达玫瑰之心。龙渊没那么傻。龙渊当然不傻，白银三大概也是实在没办法了，想多拖一秒是一秒，什么招数都使了。唉，可是，既然龙渊知道白银三敷衍，为什么还任凭他们拖延时间呢？不行，这就不好了。什么？ 过来，给虫洞通道的联军友军发预警，让他们在脱离虫洞区的时候做好被伏击的准备。然后通知白银三，让他们小心联军友军。是。诸位，事已至此，我们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了。我有个计划，也许能争取一线生机。顺心文化出品，晋江文学城 p r i s 原著。 大型未来星际广播剧《残次品》第二十一期。大家好，我是第八星系行政总长卢比奇。关于近日在网上传播的一些消息，是第一星系的人工智能入侵民用网络后故意放出的。 这份发言稿没有经过内阁审查，非法。也许过一阵子就会被全网删除，希望大家私下保存好。我的母亲穆勒女士被当时的联盟中央派兵追杀到第八星系，来接应她的养父没能赶上救她。我本来开口。主任，他完全没按照我们写好的发言稿说。是啊，而且事先没有跟我们沟通啊。胡闹，简直把我们办公厅的危机公关当儿戏了。 总长，总长！啊，林总帅，坐。你们总长不在。林将军，请立即联系总长。我们要求立刻停止这份声明的播放，这将会对第八星系政府以及陆总长本人的公信力造成巨大的伤害。在这么一个外忧内患的时候，主任也觉得这会是一桩丑闻吗？不，呃，那当然不。既然不是，有什么不能详细说明的？ 阴谋论都是从晦暗的地方长出来的。娶个老婆长得不尽如人意，难道以后就再也不开灯了？我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。当然，事态紧急，可能欠了点程序，我会提醒总长以后补上。可是，我整个人都是东拼西凑而成的。我大概是害了无数人的女娲计划的唯一受益人。哎，呀，这这这这！您别上火。 先生，您定制对接的快递，我刚才让机器人取回来了。嗯，事情的性质就变成了敌军舆论攻击。政府不需要太，我还有事，少陪了。几位愿意的话，可以在这里听完。 统帅，机甲基地到了。景恒，我都听说了。哼， <laughs> 您老怎么连假牙都摘了？是啊，身上周围所有可能被入侵的玩意儿都摘了。这不重要。 你们当时为什么没有趁联军人齐心齐，一鼓作气在玫瑰之心打掉人工智能的主力部队，收复第一星系？等我五分钟，我和博士单独聊几句。是。联军当时困守玫瑰之心太久，精疲力尽，所有人都到极限了。当时就算有阿纳金增援，我们的胜算也不多，对上十大名剑，只多有三分。还有。 即便击败龙渊他们，我们依然不知道怎么对付人工智能沃尔夫，很难一击必中。如果不能绝了后患，他会变得非常危险。这个超级人工智能拥有第一星系各大行星、人造空间站，还有跃迁点的最高军事权限。如果他想，几分钟之内就能把第一星系所有活物全部消灭。我们这些当兵的，大可以生死不论，可不能把第一星系无辜居民架在火上烤。 所以当时沃尔夫抛出橄榄枝，主动撤军，我们没有主动挑衅、激怒他的理由。 <sighs> 自主的人工智能就是理由，你们，你们呢？就算现在争取到短暂的相安无事，可那就是一颗定时炸弹，而且是一颗不断升级、不断进化的炸弹。这我知道。你当然知道，你们都明白这个道理。 也知道将来会有一战，但是你们没经历过那个时代，没有紧迫感，都觉得这是未来的事，所以眼皮子底下可以为了安全采取谨慎保守策略，对不对？当时联军里但凡有一个亲自经历过旧星历时代的人，别说是还有几成胜算，就是只有一线生机，宁可同归于尽，也不可能放他们走。别扯没用的蛋，经历过旧星历时代的老东西们，都跟你一样。 能卷铺盖进博物馆吗？坐个轻敌机甲车都得跟一屁股医疗设备。我没有和人工智能交战的经验。人工智能有弱点。林格尔，你祖父的最后一战仔细读过吗？嗯，当时他们人为封闭沃托。 把沃托变成了一个无法与外界交互的太空监狱，这是对付人工智能的第一条件，创造一个密闭空间。第二是能源和网络，能源是人工智能的根本，网络相当于他们的精神网。重甲随身携带能源与备用能源，给对方断电不太可能实现，你们只能从网络上下功夫。还有，人工智能虽然是人的技术产物。 但是，一旦自主，你们就不要妄图和他们拼技术。 <laughs> 是，技术拼不过，力量拼不过，恐怕连万众一心不怕死也拼不过。但是，联盟消灭过超级人工智能一次，对吗？我刚才说的这些是打遭遇战时要注意的。想彻底消灭超级人工智能，要找到它的主机，就在第一星系的某处。 这样大型的人工智能不可能是个随处可插的芯片，运算能力姑且不论，能耗就是你用常识很难想象的。它的主机至少要有一架大星舰，甚至一个小型空间站的规模。不管是星舰还是空间站，都意味着人工智能沃尔夫的主机位置是不固定的。它还控制着跃迁点。我们在第一星系就和聋子瞎子一样，根本不可能找到主机，而且。 主机也不一定只有一处，万一他通过飞航的路线跑到其他星系，就能给自己建立无数个分身，我们永远都不可能完全消灭他了。现在，你还有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。你是说，封闭虫洞？嗯，把第八星系物理隔离，也许能保大家百年的平安。百年之后呢？要么有万分之一的可能。 未来第八星系技术爆炸，我们和人工智能拼个你死我活，要么就惶惶不可终日的苟活一天算一天，最后被人工智能灭种，我们做不到。而且你现在说也晚了。嗯，你们是不是做了什么安排？陆总长人呢？还在直播间。你自己看。我以自由宣言的名义发誓，承诺以上陈述属实。调查明晰之后。 无论是非法取得彩虹病毒株、私下实验，还是其他什么，我都愿意接受审判。啊，这不是现场直播。我会准时出庭。通知各备战单位，准备出发，前往边防总部。是，等等，静恒，你见了静叔最后一面吗？他留下什么话了吗？没有，他是混战中被流弹击中的。 应该没时间说谎。如果有，我猜大概会是，我没错，错的是你们吧？我没有照顾好他，我本该照顾你们的。我对不起劳拉。你没有对不起劳拉， <laughs> 劳拉又不爱我们。劳拉格登博士。 有一双能在鲜花着景里看见末日的眼睛，你不能要求他这样的目光照顾到所有无关紧要的琐事。何况体外培育，母体没有相应的激素变化，本来也就无所谓什么生理意义上的母爱。其实能得到他的一点基因，我还蛮荣幸的。可惜没能继承到他的聪明。联盟。 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文明纪元，怎么，怎么会变成这样？不是，话说早了，还没到终局的时候呢。前方抵达美玫瑰之星，前方抵达美玫瑰。 你们之前什么情况？那是白银三的指挥舰被炸成碎片了。先知啊，联军防线已破，全面溃败。我们现在冲上去也是送死啊！小心，还有部分人工智能军团盘踞在虫洞区，人工智能主力已经进入第八体系了。这仗打的太惨了，还能有活口吗？精神网，避开炮火，铺开精神网，把联军失控的机甲拖走，能抢救一架是一架。是。 我们被发现了！先知小千，对方炮口锁定我们了。打平民通行证，所有机甲停留原地，不要开火。警报解除！警报解除！先知，他们掉头进虫洞了，快走！先知，接到通讯，联军重甲里还有要去天使城要塞的骆驼难民，机甲里有生命反应，派出医疗舱对接进去，有多少派多少。先知，那第八星系怎么办？我们联系不上了。不管那么多了，先救人。救援完成后，尽快撤离。 玫瑰之心，旅行总耗时七天零两个小时。 <sighs> 穿越虫洞的耗时在正常区间，看来小概率事件没让我撞上。各位白银十位的兄弟，到达第一星系后，一切按计划进行。说说你的计划。我的计划是，不封闭虫洞。对方要求我们二十四小时交出芯片人。 那我就去第一星系。总长，您说什么？总长，这不是羊入虎口吗？白银三还在拖延时间，三思啊，总长。龙渊没那么傻，他任由我们拖延的唯一理由，是他的触手已经伸进了第八星系。可那又怎么样？他在等，等陆必行是芯片人的消息，在第八星系散播开。对，龙渊先和平谈判，让前线联军觉得他们好骗，等人工智能沃尔夫把这边搅和得翻天覆地后。 民众和联军都会起疑，尤其是最先一批抵达玫瑰之心的联军先导部队，发现白银三说谎，会怀疑我和第八星系可能会为了自保封闭虫洞，联军就会先下手为强，破坏虫洞干扰设备和两侧通讯，嗯，这样就能为人工智能军团留下进入第八星系的虫洞通道。所以统帅要白银三小心友军，对，但是他们想不到，我也会利用这个通道跑到第一星系去。 你确定要这么做？嗯，既然到了终局，我们必须主动出击了。三百多年前，林格尔元帅作为诱饵消灭了赫尔斯亲王。现在，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，看来是舍我其谁了。 斗鸡今天出院了，不好，你上班了？看到新闻了吗？谁敢审判我陆老师？我的队伍要是听见谁敢私下议论，我打掉他的门牙。那你就该上军事法庭了。我说，你是不是应该找个医院看看自己有没有暴力倾向？我嘘，我等会儿跟你说。边防总部注意，天然虫洞区有异常能量波动，数值仍在上升，虫洞通道里似乎有什么东西在靠近出口，即将抵达第八星系。收到，技术人员撤离。零。 林帅，虫洞区边防总部命令，非武装人员尽快撤离虫洞区。机队正在撤离，技术人员正在撤离。那不是图兰将军的指挥舰吗？警报！警报！新舰飞离虫洞区，到达玫瑰之心。组长，有埋伏！果然有埋伏。按预定作战部署，把准备好的自动驾驶机甲先送出去，抵挡火力。是。 调整舰队行进路线，防护罩开到最大，绕开火力点。是。切入敌方阵营，不要开火，把追踪我们的导弹引到人工智能军团中间再打。是。即将到达敌军阵型中心，零九炮，一四发射。统帅，远征队撤离完毕。你们在后方监测虫洞区情况，随时待命。是。报告统帅。白银一、白银六抵达区。白银九抵达虫洞区。白银十达虫洞区。白银十位怎么都来了？ 这是要干嘛？自卫军防线部署完毕，防空区架设完毕。能量警报！能量警报！那边开火了！哪里？虫洞区有敌人冒头，被自卫军堵着呢。白银一第一波开火命中率百分之九十六，不小心漏了一下机甲。谢了，伊丽莎白。客气，白银一嘛，你们这种没事儿坐办公室化妆的部门，能打出这个成绩也算及格了。能打仗的都低调。 你俩别在统帅面前互相上瘾药，小心超级重甲！ <laughs> 是龙渊和成影，敌方王助亲对方要长兵突围，架被重击，重力系统被控制，被击毁了。是我，备用驾驶员，请准备上线。詹，你又被人从洗衣机上拆下来了吗？成影，你的性格设定还是这么让人厌恶。不过电子管家并不是安插在洗衣机上的，家用智能厨房。 空调通风系统、整体清洁系统与门禁，全都归我管。你的看法太狭隘了。了不起，权力很大的样子。战卢，你的精神网刚刚经过修复，够稳定吗？感谢贵方提供的可变形材料，虽然还不够稳定，目前的机甲机身也是凑合用。但好在我家先生的精神力足够稳定。稳不稳定，要试试才知道。 如果计划奏效，人工智能军团会以为我们因为毫不知情而没有关闭虫洞通道，然后大举入侵第八星系。接下来，我们就将计就计，在虫洞区架设电子真空区，打他们个措手不及。要真是这样，有本事让他们来！白银九就在出口等着他们，正好让我看看十大名剑都是什么东西。是一只机械手。我不是冲你啊，哎，战龙宝贝儿。 你，你真的是十大名剑里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奇葩。 <laughs> 谢谢图兰卫队长的夸奖，请您品尝我煮的咖啡。电子真空装置，功能完毕，启动，切断敌我双方所有通讯。就趁现在，开火！ 没信号老娘看你们怎么智能！远古冷兵器打法，我喜欢。主帅，这招将计就计，真是太高明了。冷渊的兵勇人员被击落了一船，纷纷冲出去了。看来计划奏效了，重整阵型，做好下一次对阵准备。是是。冷月， 他们架设了电子真空来屏蔽我们的通讯和信号，没那么好对付。长影，玫瑰之心那边目前什么情况？这几天陆续有人类联军穿过虫洞抵达玫瑰之心，可他们丝毫没有战意，每支队伍都用补给舰抵挡我方的火力后就四散奔逃了，没有反击，也没有警告他们友军的打算。人类组成的阵营果然靠不住。好，那就不用管他们了。 通知玫瑰之心的留守部队，增援第八星系。我们的战术成功了，总长，我们穿过了敌方阵营。人工智能也不是很聪明嘛，总长，你看，他们没打算追击我们。这些敌军好像没有被引到第八星系啊。不，等等，这些机甲。 是人工智能军团主力被引到第八星系后，沃尔夫临时征调来的增援，不是我们计算失误。呃，总长，您怎么知道的？你们看，这里的敌军大部分是中小型机甲，十大名剑的超级重甲却不在。人工智能沃尔夫在判断战局的基础上，显然还考虑到了我方的指挥官是林静恒，所以，之前在玫瑰之心待命的人工智能军团也被派去了第八星系。很好。 记了，总长，您和统帅的计划成功了。林帅他们撑得住吗？撑不住了！各部队注意，敌军增援到了，收缩防线。队长，十大名剑除了干将莫邪还在重龙区，其他超级重甲已经全部抵达敌方星系，把他们困在电子真空区里，狠狠地打！这些重甲的寄生我范围太大了，已经到达了真空束我们打，几回气就出过电子真空区了。妈的！ 想不到联盟的十大名剑冲自己人来了，舒缓剑。魏队长，又一批人工智能军团出虫洞区了。组长，玫瑰之心的敌军越来越多了，跑到第八级。指挥舰掉头，放出虫洞干扰器。可是总长，我们马上就离开玫瑰之心了。快点，那边压力太大了。是，舰队注意，立即转向虫洞区。是，虫干扰器是。 十大名剑的机甲合力收录过大量实时战例，在战场上具备相当的判断力。所以到时候我要目前在家的白银一六九十全体到位。是是。不，不能全体到位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十大名剑很可能会根据战局匹配武装规模？嗯。我们摆的阵仗越大，能吸引来的敌人就越多。最好让沃尔夫在第一星系无兵可调，你在第一星系的行动才更安全。我说不行。 总长说不行，我说行，你们几个听谁的？呃， <coughs> 嘿，李福兰，上次你说那个来找我讨债的女士怎么样了？嗨，你又欠桃花债了，死活不肯走呢，哭着喊着要见你。我怎么想不起来这个人是谁呀？毕竟是千人斩的高手，一两个想不起来的也正常。要不我派人解决了他。 <laughs> 看不出来啊，诸位，大喜大的还挺有默契，演起智障来跟真的一样。 都是本色出演吧，这不怕你睡书房吗？没关系，陆校长，人工智能的战局分析不一定准，何况隔着一个天然虫洞区。事实上，我与先生多年合作，他一向表现得十分刚愎自用，从来也不肯听我的分析报告。每次我与他意见不统一时，他都强行喝令我禁言。不过历史数据表明，他是正确的情况。 比较多。联盟这么多年，人工智能士兵只能给正规军打下手，不是没有缘故的。我说到能做到，不会拿第八星系的安全开玩笑。说回你的问题，虫洞通道没准，在里边待多长时间不是你自己说了算的。万一你出来的时候，守在玫瑰之星的那些人工智能军团没来得及进入虫洞，怎么办？虫洞没准，但好在有概率分布。 穿越虫洞耗时一般会在五到八天之间，落在这个区间外的是数学意义上的小概率事件。一切计划按照这个时间来计算。不过历史数据表明，小概率事件可能只有你才碰得上。少废话，万一你就是碰上了呢？总长，总长，总长，干扰器启动后，虫洞震荡。 大部分增援敌军都被卷入时空乱流里，被搅碎了。但我们的干扰器也被击毁一多半。组长，以我们现在的情况，铺设干扰系统是不可能的。等临时干扰器全部被击落，天然虫洞区将会在一小时内重新稳定下来。到时候他们仍可以通行。接下来如何行动，请指示。能量波动怎么没了？ 玫瑰之心的虫洞通道被封上了。陆总长，他们在虫洞另一头还干了什了，敢将莫言子关在虫洞里了。队员停止吗？陆总长万岁！关门打狗了。有必莹，给我开一个不加密的通讯频道。总长，我有分寸。是。嗨，亲爱的人工智障朋友，你们不是要我吗？我来了，惊不惊喜啊？他们全朝我们冲过来了。 你看，就算虫洞区封锁解除，他们也不会再盯着第八星系了。总长，你你确定我们能突围？小概率事件还真是被我碰到了。金狼这张嘴呀，幸亏我没有。一个导弹被拦截了！总哪里来的动员？人类联军！是刚到第一星期就被人工智能打散的联军。我们有联军。收回干扰器，恢复虫洞通道。 庆城那边估计已经撑到极限了，让那几个冥剑赶紧从第八星系滚出来追我。是，我们一收到图来的消息就赶过来了，提心吊胆的等了好几天。好小子，你居然真的来了！纳古斯叔叔，族长，白银寺前来汇合，请。其他收到消息的友军马上就到。 <laughs> 嗯，谢谢大家的信任。陆总，通信始终没有回复，联军看来是大难临头各自飞了。白银三可能也凶多吉少。 你确定你还相信邻居？ <laughs> 我非常确定。吕行人都到齐了，接下来有什么指示？诸位，五到八天，能不能用我这个大鱼饵钓出沃尔夫的主机，可就看你们的配合了。 联盟十大名剑是利器，可惜当年的军委被管委会打压，上将们老的老，废物的废物，根本无法驾驭精神力要求极高的超级重甲。十大名剑也就只有战弩一直服役，其他都成了摆设，从未在同一战役中操起过。没想到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降临，炮口却居然是冲着人类自己。